滋味并不好过，怎样才能让一个人知道你在想他？也许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二点，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二点，第一百大同台，第一百大同台，约定你。我是主持人姚斌。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